第十一集，油虫这边众人却是被蒙在鼓里，不知道车队里的庆功宴实则就是男女联谊的泳衣派对。不过好在这些人平日里在自己圈内多是玩得开的，也就纷纷从车队经理那里领了泳裤去换上。他们换泳裤的过程里，车队其他人已经先行去了后院。 林和熙最先从房间内出来，下身的牛仔裤已经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黑色的紧身泳裤，上身的白色 T 恤却还好好穿在身上。他径直走向通往后院的那扇门，守在门边的小姐妹中就有车队成员的女朋友陈瑶，她的视线定定落在林和熙脸上，唇角很快浮起俏皮的笑容来。这位弟弟，生面孔啊！ 林和七同样笑着道：“ <laughs> 是啊，姐姐们能让我过去吗？”陈瑶礼貌而克制的收回自己的视线，语气相当坚定的道：“嗯，就算是帅哥也不能为所欲为啊，要把上衣脱掉才能进去。”话音一落，旁边就有女孩偷偷掐他的腰，在他身后舔着嘴唇小声说。 普通程度的帅哥当然不能为所欲为了，但是长成这样的帅哥，我看还是可以为所欲为的。陈瑶闻言，转头恨铁不成钢的瞪自己闺蜜一眼，压低声音道：“瞧你这点出息，光看脸就能满足了吗？你难道都不想看到更多吗？”闺蜜立马识趣的闭上嘴巴，不再说话。陈瑶再度微笑看向林和熙。 家礼尚往来，我们已经脱了。这位弟弟，你是不是也应该脱啊？林和熙立在门外，懒洋洋的笑， <laughs> 衣服就不脱了。不如我给姐姐们看一看腹肌，姐姐们就放我一马，让我过去，怎么样？陈瑶轻咳一声道：“嗯，我们这里好几个人呢，那就举手表决吧。我先来。” 他果真率先举起手来，剩下的女孩也不再故作矜持，陆陆续续举高了手。林和熙神色从容的点头，放低声音道：“来，那你们靠近一点。”以他为中心点，几个年轻女孩迅速围拢过来，极为克制，却又相当期待的睁大眼睛，一眨也不眨的盯着林和熙看。 林和熙漫不经心的勾着唇，伸手捏住自己的衣服边角，缓缓往上抬去。眼看着衣服胶被掀到泳裤上方，有人从林和熙身旁走过，带着毫不掩饰的厌恶感，不高不低的发出一声嗤笑。林和熙掀衣服的动作戛然而止，抬眸朝声音的主人望去。尤虫面容冷淡又疏离的与他对视，目光轻轻一顿。 林河熙唇边的笑意悄无声息地扩大，他清清嗓子，用遗憾而自卑的口吻对面前几个年轻的车模道：“ <clears throat> 姐姐们，其实我身上只有两块腹肌，但是我旁边这个帅哥，他有完整的八块腹肌和漂亮的人鱼线。”林河熙眼也不眨的胡诌：“跟他的腹肌和人鱼线比起来，我的身材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看头啊。” 几个小姐妹不约而同地将视线转向油虫所在的方向，油虫却只紧紧盯着林和熙的脸，眉眼间有明显的怒意涌现。顶着来自油虫身上的怒意，林和熙好整以暇地抱起双臂，大大方方地旁观对方要怎样应付自己踢过去的难题。油虫接下来的行为再度出乎他的意料，对方换完衣服出来时，同样是像林和熙那般。 上身穿着来时的 T 恤未脱，下半身换上了黑色泳裤，露出两条笔直有力的长腿。当着众人的面，他直接抬臂将上衣脱出来，卷作一团丢给身后的周轩，让对方替他挂在客厅内的沙发扶手边。然后回过头来看向门边的几个女孩，淡淡勾唇道：“现在我可以进去了吗？” 女孩们的视线还目不转睛地粘在他身上，只下意识地朝两侧退开，给他让出一人可过的道路来。油虫头也不回地穿过那扇门，迈腿走向后院。林和熙立在原地，脸上还残留有未消的怔愣。不过是随口说出的戏言，却没有料到油虫还真的有成块分明的腹肌和漂亮的人鱼线。 先不说那些女孩子看的有多专注，就连林荷西自己都有些抵抗不了油虫这样的身材。假如对方不是直男，思维不受控制的发散，林荷西轻舔发干的嘴唇，在那些不现实的念头完整浮现于脑海内出以前，他及时打止。自己的假设本就不存在于现实中，只是。 林和熙微不可见的弯弯唇角，只是尤虫竟然是直男，还真是有点可惜。他转身回到客厅沙发旁，也动作利落地脱下上衣丢在沙发上，穿过小门走向后院。自觉给他让路的年轻车模们纷纷面露困惑：既然现在能脱得这么爽快，那么刚才又是怎么回事？和他们开玩笑吗？ 泳池旁的烧烤架都已经燃起火来，林和熙没去油虫那里凑热闹，也不打算去烧烤架前亲自动手，而是取了餐盘去餐桌前夹甜点吃。年轻漂亮的女孩们绝不准备让帅哥落单，主动邀请林和熙加入他们的烧烤活动。林和熙笑了笑，竟也没有开口拒绝，端着餐盘跟他们走向烧烤区域。清朗的男生和软甜的女生交织混杂。 沿途洒落和消散在他们身后的空气里，引来众人纷纷侧目，却只来得及看见林河西被车模们殷勤簇拥在中间的背影。那样的场景看上去，仿佛就像是他在漂亮女人面前游刃有余，且手段了得，甚至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轻而易举地在女人堆里混得风生水起。周轩当即就冷吃道：“哼。” 学校里那些传言果然不假，倒也不算平白无故冤枉了他。那些上赶着把自己送上门去的人，竟然也不担心他身上有不干净的病。顺着他的话看向林河西站的地方，尤崇义有几分反感的皱起眉来。片刻之后，他收回自己的目光，嗓音平稳而冷漠的道：“别人怎么样都是他自己的事，与我们无关。”周轩闻言。 极为赞同的哼笑一声，也是。烧烤活动在太阳彻底落山时结束，黑夜来临以后，一轮弯月悄无声息的爬上头顶夜空，院子里的灯光也断断续续亮了起来。林和熙泡在泳池的潜水区里和旁人闲聊，中途两杯红酒下肚，小腹渐渐有发胀的趋势。 他从泳池里上来，踩着岸边的人字拖回别墅里放水。底层的卫生间设在厨房旁边，从卫生间出来，路过厨房门外时，听见里面传来不小的动静。他顺手推门，朝厨房里望了一眼。油虫和白天见过的年轻赛车手在厨房里切西瓜，面朝推拉门方向的赛车手最先看见他，当即就朝油虫轻抬下巴，语气自然的提醒。 你朋友？以为是周轩或林童，尤虫头也不回的开口：“过来帮忙端果盘。”林和熙轻挑眉间，双手抱臂靠在门边没有动，只等着尤虫自己能回头发现真相。尤虫不但没有回头，反而又出声催促了一句。林和熙这才露出稍显遗憾的表情，抬脚朝尤虫身旁走去。 赛车手朋友已经转过身去，背对着他们，俯身在水池里洗其他的水果。油虫穿着上衣，右手握着水果刀，弯腰站在水台前切西瓜。林和熙站在他身后，没急着去端摆好的果盘，而是伸手从果盘上捏回一个樱桃，丢入口中吃起来。大概是对他的行为有些嫌弃，油虫啧了一声：“让你来端果盘，不是让你来吃东西的。”